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今天开始咱们接着讲太平洋战争。经历了纳粹德国走向灭亡的跌宕起伏，我得请同学们呢把时钟往回调两年啊，咱们回到一九四三年年初之前呢，咱们讲到啊，日本人呢在中太平洋的中途岛和南太平洋的瓜岛两次大战失利，海军和陆军呢都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短时间内就没有能力发动什么进攻了，转而采取守势。啊，这就有点像那个下象棋，是吧？日本人连将了几军，没把美国将死，下面呢就该美国人进攻了。一九四三年的四月十四号，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呢截获了一封日军电报啊，破译以后一看，好家伙啊，里边说的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要去前线视察一圈。 还包括了详细的行程啊！这封这个电报呢，传到罗斯福总统那儿，总统呢就跟海军部长诺克斯商量，说咱能不能抓住机会干掉这个仇人呢？啊！大家一商量，就最后决定得干。虽然说暗杀不光彩啊，但是这事儿得干。这个活儿呢，就落到了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哈尔西上将身上。哈尔西经过仔细研究，最后决定啊，派十八架陆军航空兵的 P 三十八战斗机。 在山本去所罗门群岛的路上劫机，在天上干掉山本。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号早上七点半，十八架 P 三八战斗机从瓜岛亨德森机场起飞。结果呢，刚起飞两架飞机发生了故障，就只有十六架飞机飞向了目标。P 三八绰号“闪电”是一种重型战斗机，有两个发动机，速度快，火力猛，被日本飞行员呢称为“双身魔鬼”。 这次执行任务的这些闪电战斗机都装上了大型副油箱，就算这样，因为路程太远，还得绕路躲避日本雷达站，所以在目标上空只能停留十五分钟，这就对时间掌握要求非常精确。而且呢，你不光自己精确，还得要求山本也得精确，按照计划准时出现才行。十六架飞机里有四架负责攻击山本乘坐的轰炸机。 剩下的呢，负责缠住护航的战斗机。在路上呢，大家都采用超低空贴海飞行，保持无线电静默。两小时飞行之后，九点三十四分，闪电战斗机来到了布干维尔岛上空，也就是预定的拦截位置。仅仅五十秒之后，两架日本一式轰炸机和六架零式战斗机就准时出现在了阴霾的天空中。 山本五十六一向是个严格守时的人，没想到这个好习惯最后要了他的命。美军领队米切尔上校命令闪电战斗机抛掉副油箱，之后带领十二架飞机爬高直扑零战。兰菲尔中尉率领四架闪电从下方出其不意的突击轰炸机。日本这边护航的零战也发现了美国飞机，马上抛掉副油箱迎战。两架轰炸机则赶紧转头往岛上飞。 就是被击落，也要迫降在地面上。兰菲尔中尉刚要攻击轰炸机，就发现呢有两架零战正在冲向自己，被迫掉头迎战。他的僚机巴伯少尉驾驶着闪电战斗机就咬住了一架轰炸机，从后面对他一阵猛烈开火，轰炸机冒着浓烟坠毁在地面的丛林之中。之后他又帮战友把第二架轰炸机击落在了大海里。米切尔上校一看，命令不要再跟剩下的零战纠缠，全速返航。 整个战斗仅仅三分钟就告结束，十六架闪电只有一架失踪，而日本呢，两架轰炸机和三架护航的零战被击落。第二天，日本的搜救部队赶到了现场，在第一架被击落，也就是坠毁在丛林里的那架轰炸机的残骸旁边，找到了山本五十六大将的遗体。山本被安全带绑在座椅上，连着座椅一起被抛出了飞机。 仪容非常安详，至死手里还紧握着战刀。经过检查，美国飞机的机枪子弹在他身上打了两个洞，一个在左肩膀，另一个呢从下巴打穿了半边脑袋。所以呢，飞机还没有坠毁，他就已经死于非命。另一架坠海的轰炸机里边坐的是山本的参谋长宇元禅将军，他身受重伤，不过呢非常幸运的活了下来。 山本之死对日本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一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公开宣布，在东京给山本举行了国葬，追授元帅称号。不过，日本人居然丝毫没有怀疑自己的密码已经被破译了，还是没有更换密码。相比日本人的低调，美国人这边就热闹多了。哈尔西听说成功的击落山本，立刻欣喜若狂，而且呢。 得便宜卖乖，说太遗憾了，我本来打算拿铁链拴着山本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游行的，真正的好戏啊，还在这些飞行员这儿。兰菲尔中尉一回来就写报告说，我击落了山本，还把这个过程呢描写的绘声绘色啊，说自己呢先是击落了一架零战，然后呢又不顾两架零战在后面追我，强行击落了山本的座机，俨然就是一副大明星的样子。这些在战时啊都是秘密档案。 那直到六零年才解密，兰菲尔呢就变成了大英雄。战友巴伯一看，哎，原来当年你这报告是这么写的，就立刻开始到处抗议。幸亏当年六架零战的飞行员还有一位活到了战后，美国人就专门把他请过来仔细询问啊，发现呢还是巴伯的描述更靠谱。这个事儿啊，甚至一直持续争论到了今天。当然了，甭管是兰菲尔还是巴伯，谁击落的？ 山本这一死，美国人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不过呢，对于后边怎么收拾日本，大家还是有很多困难要克服啊。首先呢，在兵力上，美国虽然国力雄厚，但是船还是得一艘一艘的造，啊，飞机呢，得一架一架的转，不可能瞬时间就造成一个大舰队。所以现在在兵力上，尤其在海军的核心航母上，还没有压倒性的优势。其次是在进攻路线上。 日本人的思路啊，是用一连串以本土为中心，像同心圆一样的防御环节来进行防御。要想打败日本，看似有很多进攻路线，但是仔细一分析，其实都不靠谱。咱们可以看看太平洋地图，从上往下，北太平洋先得排除，这边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基地。苏联这个时候还深陷苏德战争，所以也没法帮忙。 在亚洲大陆上，中国倒是还在进行抵抗，可是基本上呢没啥还手之力，能自保就不错了。英国人更惨，已经被小日本赶出了缅甸，退到印度去了。所以要想反攻日本，只能从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这两条路走，而这两条路都得靠美国人自己走。路线就剩这两条，但是也得分出个轻重缓急来。 咱们知道啊，日本人陆海军不和是公开的秘密，但是美国人这边呢，其实也差不多。按说太平洋战场绝对应该是海军唱主角的，但是陆军这边呢，却有一位不甘寂寞的人，这就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说：“咱们得从南太平洋的一连串岛屿打回去，直指东南亚这些岛国，因为这儿呢，现在是日本最重要的原料产地，石油啊、橡胶啊，都是维持战争必不可少的。” 海军的将军们一听就反对啊，说你这不就是想沿着当年自己被打跑的路打回去吗？根本就不靠谱。小日本肯定早有准备，咱们干嘛非得去跟日本在岛上死磕？应该充分利用航空母舰的机动性，从太平洋中路直插日本本土。双方争论来争论去，直到四三年五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带着两国参谋长们一起开了个会，才有了定论。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会议。 三叉戟会议上就决定，咱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以以所罗门群岛为分界线，北边是太平洋战区，由海军上将尼米兹指挥；南边是西南太平洋战区，由陆军上将麦克阿瑟指挥。哈尔西负责指挥这边的海军部队，两个战区两路出击，最后在菲律宾汇合。这种战略的好处是让日本人疲于奔命。 哪儿都守不住，缺点就是需要的准备工作比较多，所以呢，双方就进入了一个难得的休战期，将近半年的时间，双方呢除了在北边的阿留申群岛以外，几乎没打什么仗。仗打的少，不代表大家不忙。兵分两路，其实也就意味着这两路实际上是有个竞争关系的。既然跟日本打仗，海军是决定性力量，那麦克阿瑟就得琢磨怎么才能最大发挥自己的作用呢？ 这时候哈尔西帮忙了，他跟自己的参谋们一起想出一个绝招，叫做跳岛战术，也叫蛙跳战术。就是说，你日本不是在一两串的岛上布置防御吗？我就不去一个个进攻每一个岛，而是打一个跳一个，跳过那些防御比较严密的，打薄弱的，这样一步步前进，我就能把防御严密的岛给孤立起来，切断补给，然后就让小日本在岛上自生自灭了吧。 麦克阿瑟一听这主意好啊，马上批准，咱们说跳就跳。但是哈尔西说别急，是吧？要想在南太平洋搞蛙跳，咱先得打通夏威夷海军基地到这边的通路。现在呢，在这儿有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岛，叫塔拉瓦岛啊。说是岛，实际上啊，这里就是一串露出海面的环礁。塔拉瓦岛啊，这个位置特别好，正好拦在夏威夷到马绍尔群岛之间。 所以必须拿下来，才能舒舒服服的在南太平洋搞运输。日本人也不傻，知道这个地方兵家必争，也争分夺秒的在岛上送人。除了军队，还有大量朝鲜劳工在岛上日以继夜的修建防御工事。小小一座岛，居然修了五百多座碉堡，还有十几辆轻型坦克。负责防守的是日本海军少将柴崎惠次。 他对整个防御体系非常有信心，跟别人夸口啊，说别看我这岛不大，但是美国人要想打下来，需要用一百万人花一百年的时间，这口气啊真不小。那么美国人打算如何攻占塔拉瓦环礁？小日本又能否守得住？咱们下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